课文三，在客厅。还差一双筷子，你去拿一下。今天怎么做了这么多菜？今天是你爸爸的生日。真的啊，我把爸爸的生日忘了。那我们今天喝点啤酒吧。医生说你爸爸一口酒都不能喝，别让他看见酒瓶子。生词，双。 筷子、啤酒、口、瓶子。